师傅，先分享。 <laughs> 对。 去的话，我相信我这一辈子，临终临终的时候，一定能，至少在临终之前，都能够，一定能得到解脱的，对，能心里能得到真正彻底的自在，自由。嗯，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其实我我很很舍不得要离开这里。嗯，现在的。 分秒我都感到非常有珍贵。嗯，我能够进行的，包括刚才今天一天能够进行的，能够都手部动作的时间，我都利用上。 所以，我我想，如果大家想深入的了解这个农最好能够在这段时间能够亲近我们的龙国甘田长老，他的这个法讲出来之后，通过我们李老师翻译出来，你会得很多。他跟我们中国很多大乘的佛法基本是没有什么分别。所以我说啊，动作大家在做的时候一定要轻松，一定要微笑，因为微笑啊，你的内心当中，当你微笑的时候，很多人。 你最恨的人，你恨他的时候，他也笑着，你根本就不恨他。这是我感觉到，所以要轻松，要微笑，心要柔软，他会体悟到吧？那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听长老的开示，就恢复的很多。所以我想大家不要想太多，经常的练。呃，这个法我可以这么说，我觉得是正法，而且跟佛陀讲的法没有违背。这个法的确可以灭苦，这是我体会到。的。 但是我们在中国来说，我们将来选择哪个法门去求得解脱，这是我们将来的因缘问题。但最终根本来说，这个法一定得基础大，否则的话，其他的法修的都很难走入一个正途。有的时候就会修偏差。所以我今天能够到这儿来，所以说也是各种因缘巧合，我能跟我们这个两位尊者接触，能够看到我们这个上行下智大和尚这种宽阔的胸。 所以我除了感恩之外，我一想，我应该感恩佛，感恩佛。这个因缘也有冥冥当中的一个招感，本来是不改，本来不改，但是这里头好像是就是冥冥当中非得穿了。我在广华是安居，本来是不应该出来，但这个时候就把这个吓破了，我就过来了。所以说这次才想到，原来我是不不虚此行。这一次对我人生以后的修路，我觉得我心亮了很多。 对我的解脱应该说慢了一步，嗯，所以希望大家，就是说你将来体悟这个法的时候，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多亲近。可能亲近机会不是很多，就是说能去就去亲近。你多听一次法，就多一些东西。动作很简单，因为我们经常每天吃饭穿衣，动作都一样，不要只这在动作上，一定要理会理解长老的法，你们就得着了。嗯，不要自说，我只能说这些。我感恩，感恩，只能这么说。 谢谢大家。呃，大家下午好啊，非常感恩长老。呃，我实际上我这次呢是第二次来参加，那么第一次呢那是呃彭波通啊到张玛哎去教授洞中场。那么我第一天一去参加，说实在，嗯，我心里就。 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很滑稽，这个世界上竟然有这样子的修行方法啊，是抱有怀疑的啊，滑稽的这种心态啊来面对。但是我想，这个世间既然有一种方法能够流传，那一定是有它的道理。然后我就呢，呃，慢慢的去。 思考它，到后面，我那种感觉滑稽的心态完全消失掉，了。给我的感觉，这个法呢是相当的殊胜。 所以这一次呢，呃，这个仁山师啊说这个要在我们中国啊办冬种场，我听了以后是相当的欢喜，相当欢喜啊。那么，但是呢，由于这个老天呐，啊，这个给我们一种考验，那么我们就把这个场地呢搬到这个淄国寺。 在方丈大和尚的扶持下，我们大家都有幸的来享受这个《法语甘露》啊，在这里呢，非常感谢大和尚。啊，我说的就说完了。 我是零八年就第一次接触到洞中禅，可能也是冥冥中跟洞中禅非常的有因缘，因为我这这是我生命当中第一次参加这个禅修，以前也不曾接触过任何的禅修或者是就是宗教，之前最多也不过看过一个心经而已，看了以后浑身乏醒，但是。 看看过后，该苦还苦，该该累还继续累。所以后来我以前不知道，后来才知道，那是佛陀的智慧，那不是我的智慧。后来参加完洞中禅以后，我又去接触了另外的一个，就是一个一个一个，就引导是内观的一个技术。那通过两年多的一个清理。 我也发现了很多生命的答案，也看清楚了很多，就是生命因果的一些轮回，包括前世今生的一些这个所造下的业以及带来的这个影响。所以在经历两年多的这个过程当中，在我要准备要重新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又发现好像我对生命、对自己还是有很多的不清晰。 所以呢，我又再一次想到说，哎，那我是不是应该借这个因缘再去沉淀一下，去内观一下？本来是去报那个长宁内观的课程的，没没想到阴差阳错又来到卧中禅，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卧龙禅。所以第一次参加的时候，我没觉得这个法有多究竟。后来我才明白，因为当时我不究竟，所以现在比以前稍微究竟了。 所以就发现这个这个这个法是越来越接近，所以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我会觉得说，活在当下真的非常不容易，啊，因为那个总是总是把我们搞得要死要活的，所以可是通过这个简单的动作上一种觉知，却可以就是增加我们这种决心，然后。 提升我们对这个自己、对生命的一种认识。那我几天的体会是，就是说，这个没有说念头是在过去和未来，但我们还是有可能，就是通过这个觉知以后，来提升我们这种当下的这种品质。那我也相信，就是身心沟通这个这个法门哦，会成为我生命当中。 最重要的两个就是法门，就是我我我今天要要修息，持续坚持的两个法门之一。所以在此呢，我也感恩这个长老，感恩尊者，感恩李老师，还有我们的这个淄博市的这个大和尚啊。因为我第一次第一次来这里来福鼎，刚当天。 门口的时候我就没想到里面这么大，看到门口的时候，咦，好像有点像到泡椒野岭的感觉，那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尽管当时已经晚上九点多钟了，但是心里面特别的踏实，所以尽管第一天晚上就被蚊子叮得哈哈叫，但是发现这边蚊子很有平衡性，不管是谁都叮。 所以，这个过程我真的是觉得说，这是感恩的每次的结集因缘，感恩无始劫代的这种因缘。所以我相信今天这样的一个场景，不是第一次。我相信我们曾经，可能在很多很多的事，我们都曾经在一起修习佛法，只是都功课都没修圆满，所以今生再重来重修。 所以再次感谢大家，同时也祝福我们的每一位同修，未来的生活更圆满。谢谢。我跟大家简单一下分享两点我的体会，第一点就是我们这个根根据我这两期学习东中长的体验啊，就是我们这东中长。 学习的最重要、最重要的核心点，就是在要持续的培养我们这个觉知，持续的提升这个觉性，能够随时的提高这个觉性，我们就要在我们长期也好、日常生活也好，要随时随地的不断的要去动、要去知道、要去觉知，这是我觉得我们。 整个学习重弄中长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如果离开这持续性，我们所有的这个这个路以后会走得很曲曲不然的话，就会持续的进步成长。然后第二点就是，我们要死心塌地、老老实实的去做，因为这个。 学法的学习，像那个农夫田尊子说的，如果我们不用心的话，那学法修养你十年都没有用，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个死心塌地、老老实实、持续的去做、去觉知，是我们学法最重要的。我简单的分析这两点。 最后一个月，我就出国，嗯，一直是到上个月才才回来。实际上，我其他的还没有在搞，我是在那边大概报了，嗯，的确，我就是来这之前就是想试过来解决我这个在在日常生活中怎么来提高自己的这个决断力的问题。因为我当时看了这个摩天尊尊姐的这个视频，还有还有这个书，我相信他能够解决我的问题。而且他他那里面所谈的东西，如果 看过的金刚经也好，六祖坛经也好，我认为是完全是一致的，对这个法我没有任何的疑惑。嗯，来到这里边，呢，前面的几天，嗯，说实在我比较，相对来说比较拘谨，因为我每次做的时候，就是按照以前的方式，这个相当于花了很长时间在在在练腿筋，嗯，这个这个生前的这个苦受乐受都在不断的起伏。 虽然可以可以看到，在是确实是和然后真的开始的方法实际上是有些出入。因为这边只是的时候观看身体的这个动作。但后面的三天，我就觉得好，好了很多。其实确实是这样。嗯，慢慢的，我发现，这个精神也好，然后不手术动也好，这个念头升起的时候，我能够清楚的，在有些时候能够清楚的看，这个让我确实是。 高兴，欢喜不已。嗯，每天早上听长老开示的时候，都听到我觉得有有的时候是很感动，有的时候就很欢喜。嗯，我我我刚才说的很多东西，可能都是有职业上的问题，我只是把我自己的一点体会说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嗯，昨天在放龙天中的那个视频的话，我记得上面有 我我看到暂时有意的把它停了很长时间，我觉得有必要我在这里面再提，但是再再把它那个再说一下，就是龙天正说的最后一句话：修行其实没有什么，关键是多做。我就把这句话呃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 休息了以后，我身上的感，心里和身上的感受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呃，我只能用我们佛经上的一句话来说：“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呃，跟大家一样，我也要在这里感恩两位尊者，感恩呃大和大和尚，感恩李老师，啊，还有感恩。 呃，两位，呃，所有的呃护工和职工们，啊，其他工位说什么了？谢谢大家。 如此就是感觉到完全的解脱，完全的自在，也完全的无我。但是这个东西是什么？是什么都不是。它完全，我感觉到个东西就是这种智慧，它全是无形无相，说不出来。就像咱老讲的，什么是觉醒？说不出来。那么我感觉到我是能够体呃体会到，也不叫体会，就是接触到觉醒。 那么给我是一种全新的感觉，这种感觉让我体会到动物产品的威力，它真的是很直接、很快。嗯，啊，来领给我一个非常大的信心，继续在这个路上走下去、探索下去，并将我所得到的益处去把它再贡献给他人。说在此呢，呃，还要多谢我们二位尊者，也多是多谢我们李老师这个辛勤的翻译啊，感恩，谢谢。 嗯，大家好，嗯，我是浙江宁波的，我对东风台非常有信心。这次在这里是参加了第四次参加洞庭台了。嗯，首先是非常感谢嗯法师嗯长老还有小孙子嗯甘一老师李老师。呃，希望。 希望长老身体健康，经常来中国参访。还有祝在座的同学们修行进步，非常感恩，非常感恩，长老和钟位来，谢谢，谢谢。 速胜因缘，能够来坐在这里和大家一起修行。我来之前，能是生活中遇到了很多很多苦恼，像长老说的迷在里面。因为我也是参加过那个东冬禅，以前也参加过修行，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可能自己还是自己的问题。 来这里带着问题，我知道我跟我那个一个师姐说，说的时候，她说你不应该带着问题来，其实应该放下。但是我说我实在就是放不下，我想希望通过这个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刚开始来可能自己带着这种心情来，可能效果不是很好。后来经过那个小蔡老师说了，要感觉，感觉给。 改变了一下，感觉效果好一点。后面通过不断的听长老的开示，是给自己的修行提供了那个很一一个那些名灯一样指指点，逐步逐步的感觉到自己一种进步。就像长老开示的，没有问题，只有答案。这个答案是要靠。 自己去寻找，并不是别人告诉你。到现在为止，虽然问题还是依然存在，但是我心中已经升起了这种信心，已经不再成为问题。相信自己，通过这个法的甘露的。 会使自己在以后的生活中，面对生活的时候，能使自己更加活在当下。真的很感恩有这次机会接触到这个法，确实感恩这次的殊胜因缘。谢谢。 希望我少吃多动，希望我的下一刻的决心能够提高一些，希望我的来生我的觉知力更加强一些。谢谢。大家下午。 当下就是解脱之道。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当下我我修不到，我感觉虚无缥缈。来这里参加之后，我感觉哦，原来当下是这么简单的东西。嗯，大家现在有没有在觉知呢？其实我现在也是在提醒自己，自己说话的时候也要觉知，自己心情的变化时候也要觉知。这个是我们修行是需要有层次的。 觉得现在我的层次还是非常的低，虽然说觉知到了，但是有这个尊者的这种指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平时你自己虽然感觉到了自己的内心变化，但是当尊者告诉你的时候，你的内心是何变化的？你好像就深入了一个层次，没有。所以我觉得老师是非常重要的。呃，自己在家里修。 没有老师指导的话，可能会，呃，进步会缓慢一些。来这里共修的话，效果肯定是比家里好。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洞中禅是非常好的法门。通过洞中禅，我们能够能够当下就能够体会到我们的烦恼，啊，看到我们的痛。 虽然说我们的决心还不够，但是我们起码已经能够明白到，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们已经能够觉悟到，哦，原来我们是这么的弱小，我们还是这么的无力面对这些困难痛苦，我们是是那个呃无我的，而是那个没办法控制的，是痛苦的，所以我们需要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 我今天想把我这一次长期的这个修行的这个功德回向给在座所有的同修，啊，还有各位辛苦的老师、长老，还有我自己，祝愿我们大家能够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能够从这这个洞中禅中获得这个在生活中获得益处，在生活中解脱苦恼痛苦。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最想说跟大家一样是说说想感恩，真的很感恩，感恩智博士，感恩上行下效法师，感恩长老尊者李老师，和所有为这次课程付出的所有的法工，因为说实在的，我刚刚在。 做这个动作场的时候，我确实跟那师傅讲，觉得挺滑稽的，因为觉得一直在这个做动作，是不是搞不清楚然后会不会感觉就在练气功？但是我一听说样子，因为起先是行政法师和严正师傅告诉我的，啊，因为他们很关心我。但是我最最近家里一直有事情嘛，那个一直就离不开。后来那天晚上，那个同那个同一个朋友来。 他来看看我，然后他来看我的时候，他说我明天要去参加一个课程，呃，那个动工厂，你要去。那我想想看，所以说我就说那既然太样，我就不用去。结果我就来了，来了，结果他因为有事情，就参加体二分就走了，就没有我我我我我反而参加坚持下来。但是我觉得这次工厂给我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惊喜，因为一天我就听那个师傅说，因为法只要是正法，法是不会伤害你，那伤害你的是你自己。因为我在听了这个，在这个这个查经过程中，听到这个尊者开示了，他的点点滴滴在点拨着我，让我很多东西呢豁然开朗。呃，因为他讲的是不合这个。 六祖坛那个坛经的，没有，呃，我想这里面呢，因为我修行很最怕的是什么？一个是怕太强、怕凶嘛，一个就是掉进昏沉。可是杜祖坛在修法东西，它能够能够让你这个伤口能够自己愈合的话，那个毒液、那些惯性就伤害不了你。所以说，他给我一个，我觉得修的时候很踏实，心里面觉得很，就是很。 很有把握这样的。然后的话，我觉得最重要在于就是保持一个让我们要保持一个放松的一个心态，能够呢轻松的学触觉知，微笑的知道自己，就是让把自己的这种心境开放，让自己的心境放松开放，这个自己的情绪自然会明明了了。所以说，我觉得还是《中庸》学的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还是在生活中。 好好怎么样去做人，好好去生活，好好去善待一切。我想这样进步会更快。谢谢大家。 ให้หมด

No, 教会人家怎么死，连这点他都想到，了，所以他必须回来。就这样带着这样的心愿又活过来。今天不仅是活过来，而且今天来到我们中国来教我们怎么死。这这个生老病死是很自然的，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我觉得这一点我非常非常。 吉他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确实也是是值得永远记住的。那就是说，怎么死，确实确实是很重要的。那现在我们知道了，死的时候呢，那一念很重要，而且有苦来的时候，不要管它，不要管它，要与决心在一起，这是他教导我们的，就是不仅要保持正念。 要一定不要因为不要因为为什么而成为为什么，不要因为为什么而成为为什么，要保持觉醒。一再教导我们要要保持觉醒，要觉知心要无所住。这样子呢，我们经常这样子的清静的心，现在有这样的因，将来就会有这样的果，是他从层教导我们的，我永远记在心里面，感谢他。 首先，我要感谢前面的四位菩萨。为什么说是菩萨呢？长老，他现在就是再来人。刚才这位护法说了，他死过一次了，死过一次了，又重新给我们教共同禅，所以他就是再来的菩萨。贤智法师是我走了，从遥远的黑龙江。 直到昆明，到云南，我走了很多的寺庙，田震老师是最慈悲的，因为我到了。 那如果是法的话，那呃，这都是法是正的话呢，一定呃，把整个身心投入进来，然后的话呢，把自己过去的一切知见呢、见解全部抛开，用心的走进来的时候，一定可以获得法益。所以我就这么样走进来。那第一天是看到就是就是教那个啊，这个简单的这样一个啊那个手势的时候，我看见啊，就是做的时候一下子自己就觉得很好笑，怎么就是那么嗯。 这样子一个动作，那他从中会得到什么呢？那，然后我就觉得怎么就像那个做游戏一样。那好吧，我就说，那尽管是这样，那至少我可以感觉这我，我觉得这是很快乐的事情，那至少是快乐的。那接着下去的时候，我就就就就去看啊，这尊者他在进行他做动作的时候，啊，去察他 然后我就想，他是怎么样是这样子呢？呃，在从中是得到这样一个安详、一个自在的这样一个感受呢？在观察时，我觉得他那个动作是规律的、连贯的。那么话呢？啊，在啊，一天的时候，尊者有开示，啊，长老这边有开示，也就是说，把握当下，去观察每一个动作的一个变动作，啊，去体验这个动作是如何。 如何上来，然后那个结束了，那我就呃一下子就是把这些就是好笑啊，这个心里面，然后又一下子又抛开了，然后就进入到那个动作啊和这个这个去啊自行当中。那么成功的时候啊一直到第三天的时候，就觉得啊那个就不再那个感觉是疲劳啊啊，昏沉啊，就持就觉得非常非常有劲啊，充满力量这样子。 就是不断的悠然而生，啊，然后那个在不断的去去去去关注这个当下的这个动作的时候，啊，当发现自己的呼吸啊特别困难或者一下子很有紧张的时候，再次再把自己再拉回啊，在当下，那你就想着啊，法修行一定是轻轻松松的，如果是很复杂的，那么话呢一定啊就很辛苦，那我就想，那再放松再。 其实就是呃一个就是自然的这样一个状态，哎就是这样子啊不知不觉的，然后每天的艰心啊就很快的结束，每天呢都是这样子，就不知不觉中结束， <laughs> 然后到现在的话呢就觉得啊整个就是啊是欢喜的，哎最终的总结就是，街上简简单单，的确的是简简单单，啊自自然然就可以感受到，阿弥陀佛。 感恩行智大会上，感恩长老，感恩尊者，感恩林老师，还有感恩在默默为我们付出的义工。呃，我跟淄博市好像是冥冥之中有一些不解之之缘哦。我是零六年第一次到淄博市，当时的因缘是一位那个参加闭关场，呃，那个时候我还在广州。 稀里糊涂的，反正上了很多的课程以后，在上个心灵成长课程，我觉得那个老师的资质有问题，就把老师给炒了，两个集体一帮同学下车不上了。然后听说他第四阶段想引用内观场到这个课程去教我，说那我听他废话，我不如直接上上上上那个，然后就跟他们要了地址一问啊，在福鼎，我是宁德人，我说那不就是在我们家这吗？那我就。 就当下就那一面，拎了个包就回家了，也不知道什么要报名要怎么样，我就拿给了我一个电话，上网查了个电话，我直接到了您的我这理打了个电话，我就说，呃，我要我要来参加课程，然后那关的报名中心就拒绝我，他说你没有报名，我说啊，要报名的，就那一刻这个当下，我说我要来上课，我并不知道需要多少的程序。 他说这样子，我说我已经到，我已经到山脚下了。他说那这样子，他说但我们没有名额了？但就这个医员，好就这个一转念，我当时就是一心要过来。隔了大概三个小时吧，给我打个电话，就说有个候补名额，刚好有不来，你来吧。然后那医员也很顺顺，一出门就有部私家车，正好要回复，邸，就把我直接捎到慈国寺来了。 就这么稀里糊涂的第一次来到了淄博市，也不知道什么叫内光厂。就是要说哦，呃，学学那个，当时对产呃那个，就是说对修厂这块有个憧憬，就只是有一个大概一个了解。因为大学的时候看老师，看很多教我们专业的老师哈，都是都是呃修厂很多年的，很佩服，一直没有姻缘。所以这一次呢是第二次到淄博市。 那这缘起呢，是因为那个九零七，因为十月一号来这边办一个签单大会，因为我跟师傅大概跟了有三年，然后然后就原来也就是擦肩而过就要走了，结果这个施总就留下留我下来，说那过来过来，淄博市是看一下前期可能还需要些什么事情，我先来了解一下。所以一过来跟贤志大和尚一喝茶，他告诉我，哎，四号有个共同场。 他们之前说这有个什么禅修，因为我觉得我并不攀缘，一切随缘。我觉得已经有很殊胜的法门，让我再去攀缘，我觉得没有意义。所以，我并没有说想来参加。但是呢，一跟我说到洞中，他说那个大和尚一跟我说完后，就那一念，大家我说哦，那我我不走了，我退，我第二天就去。我说今晚我住去了，我第二天去退票，我留在这参加洞中禅。 那是那今天呢我是第二次参加工农场，第一次呢是在呃嘉兴的石博士。嘉兴石博士是今年的二月份，二月、正月呃三月到三月一号截止。以说也是这个冥冥之中的一个姻缘，也准你把这个姻缘然后到了到了这个这个这个石博士，啊正好就参加。但是第一次给我的那种感受跟第二次给我的感受，那确实是不一样。的。 我也很庆幸，我当下那一面我就放下，说，哎呀，我留下来参加共中场。我觉得所有东西都是冥冥之中好像已经有安排了。他知道呢，在我修行过程中，在这几年慢慢努力的过程中，会有遇到很多的障碍，很多的问题，可能需要不同的路径去解决。然后冥冥之中过来，然后这一次呢，非常的深刻，因为呢，第一次参加共中场呢，我是。 带着内观的概念在参加动物场，因为我觉得跟很多内观很多很相似的东西。因为我一直在做内观，在做动通呃，在嘉兴我是做了全程义工嘛，所以跑上跑下的，所以说心也没有完全的静在禅堂。但那个感受呢？但是呢，我还是一定常常，呃，我还是说就是说还是很认真的在这里在学习。呃，学完之后并没有多大的感觉，就说实话，第一次我没有多大我觉，得哎，这不错，还挺轻松挺自在的。 哦，原来那个学长我说修行还有如此虚晃，我说那就改变了我一些观点，仅此而已。呃，然后呢，有一点小感觉，为什么当时那一念会让我留下来在淄博市呢？我三月份、四月、五月、份这三个月，因为一个项目的一个前期调研，跑了三个月很累。六月份我到北京一个人清修，闲，差不多一个人待了有三个星期，在香山那边。 然后那个呃，他们有周末有活动的时候，因为很多新参过来。我记得那天，那天呢，就是说很多新参在那边的时候打坐，好像因为那个是它是那种功德店比较高的，是那种北方麦子边的那种啊。房间呢就是说比较小，所以说十几个人在里面，里面动弹声已经很大声了。当时那种感觉就是我静不下，用安多那不行。 啊，那个观念不行啊，观念那个陈述不行，就觉得自己特别特别的躁动，就那种躁动。我突然间里面，我竟然我静不下来，我很就在那躁动，我自己也跟着他们在躁动，看周围人在动的，我也开始动的。我突然间里面就是那个意识就升起来，哎，我不是学过动中藏吗？我这么躁动，我就动一动好，那我也动嘛。但我抬起手来的时候，那一刻的话，整个身心完全的静下来。 我突然间意识到了，我遇到一个非常好的法，就说你在认真，其实呢你在一路走来的时候，你可能会遇到不同的法门，在当下你认真的去把握就好了。在他的在这个就说那个八字田里，他已经种下，在某一刻他是这样，他自己跪，在某一个时候他会绽放。就在那一刻，我全身心的在做手部动作，他不知道我在干嘛。 为我很开心。我说那一刻内心的清净那种感受，我非常的开心。我知道，我说哦很不错。我说有一看有下次机缘，所以说呢这一次呢也就稀里糊涂的又有这个机缘。我说也非常的非常的感恩。但这一次呢就是说，呃，在知识呃我特别感谢这个李老师在帮助这块哈。 然后他很多深入浅浅出，让我呢在第一次够懵懂懂的状态，让我进更深入的了解了一些。原来呢，就是我觉得好像，因为呢，其实修行这块的话，在我们呃汉传这块可能主要主要是那个，不好意思，所以说我感觉。 就是我刚才讲到，就是呃，就这次呢，这次呢，就是呃，把一些原来不太理解的东西，这次更深入了。特别惊醒这一块，惊醒这块以前呢一直说知道惊醒要块怎么用，就没有强化训练。这次在这个惊醒这块的强化训练过程，中，我觉得确实受益匪浅。这其中的一个感触，我觉得惊醒原来可以如此惊醒，如此可以了无痕迹的运用到。 生活中，所以非常感谢四位菩萨好。呃，我想从那个小钟的一句话说起来。好像他前两天开示的时候有一句话，就有的人呐没有来，咱们都是来的了。很多人没有来，是因为就是说他有句话。 苦的还不够，那后我进来的是，真的是我苦，真的是到了那个点了，我真的是必须要接触洞中禅了。我是在这一种状态之下来到洞中禅。那么我那个，我我我四十岁，我四十岁之前呢，呃，在世间法里一直是在呃世间法。里。 那么我的那个实际的世间法跟这个我我我感觉初出世间法，它是还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的。那就是在世间法当中，我的目标就是我从小到大，我都是我的命运我要自己去支配。我从小到大，我都是不能够别人支配我的。从小到四十岁，包括到了四十岁，我的事业上又成，我有名。 我有力，有房子，呃，有车位。但是我真的到了四十岁那一年的时候，我就这样不停的奋斗，我去挑战在事业当中。什很多东西我得到了，但是我突然发现，我怎么是我的心怎么就那么苦呢？我怎么就那么累呢？我就这么想哭，我就把我的身子。 到了四十岁的时候，我把我自己比喻成不可一世啊，很很。 分享给大家，好。 这样去做的话，可能我们反而会进步的更快。然后不要有一个预设的什么目标，我一定要挣过，或者我一定要在呃怎么样怎么样。那我觉得可能这样的一个心态会有利于我们的成长。呃，还有一个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以前我只是去觉觉呃培养觉性，比如说当我生气的时候，可能别人一件事情刺激到我的时候，我会观察我自己的感受。 我的喉部是什么感觉？我的胃是什么感觉？然后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那但是我现在就是，我我觉得长老开示的好。我他他那天有说，我们实际上通过动动物产的一个动作来看我们的念头。那通过我们这个念头，我们可以去看到三法印：无常、无我、呃苦。然后我们才会慢慢的放下我们的执着，放下这些对。 贪嗔痴的一种粘着，所以我觉得，呃，很受益，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我也祝愿大家，呃，能早日觉醒圆满，祝愿大家所有人能生活顺利吉祥。大家好，我身边呢没有一个修行的人，然后呢。 我能走到这个东东禅，这是我第一次接触那个佛法，知道佛陀，我觉得那个挺幸运的，我觉得这也是我需要的，我会那个修行下去，谢谢。来，长老好，尊者好，李老师好，这自是，师父好。嗯，这次呢，也许是机缘巧合吧，我是来自长沙。 我们一起三个人报名，结果其他两个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就没有来，而我是来到了这里。呃，这次来参加运动场呢，我有两个很大的收获，就是第一个就是在这个练习的过程当中，我的觉性我自己觉得能够慢慢的延长，包括这个觉知的时间，就像书上所说，能够保持一个像环一样的不掉链子，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是呃，在这个练习的过程当中。 呃，让我看清了什么是身，什么是心，什么是身动，什么是心动。虽然不会看得很清楚，但是我知道了怎么去做。所以呢，呃，真是非常的感谢。呃，在这里呢，也借此机会哈，呃，我有一个提议，就是我刚刚听到大家的分享，我们大家这次都有很多的收获，都有很多的功德。 所以，我现在建议我们大家把我们这我们这次残疾的收获回向给我们尊敬的长老，让他的身体越来越好，能够不断的来到我们中国来弘法。好，谢谢大家。然后呢，同样的回向给李老师、尊者和我们的主持大师，谢谢。 这位大和尚，我是第三次来到淄博市，前两次是参加那个内观，所以跟大和尚也是很有缘分，是第三次见面。 <laughs> 那我这一次来参加洞生禅也是第一次，我也是想很好很好的把名节开发出来，活在当下。那来这里让我最大震撼的就是，长老讲就是说观我们的身念头。 就是他把它当成一种现象，而不成为他，哎，不成为好好的感受，不好的感受的能力，哎，就是说觉察，然后回到当下，连接。我非常认同，谢谢。 坐在上面的大德、四位大德，还有在坐在下面的所有的同修啊，大家好。嗯，我我学佛以来第一次参加这样的禅期的一个活动。嗯，在在这七天短短的七天的时间里面，听闻道宝法》，嗯，我我的我在心里面想找一个形容词的话，我我觉得我用纯粹来形容长老跟尊者向我们传授法。 因为他们向我们传授的是对佛法是没有任何添加呃天师加叶的啊，就是那么简单跟纯粹、干近的这样的感觉。然后我想找我我要我要说，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如果是四个字来形容，我说就真的是法譬如水。为什么真正的法，它带给我们绝对是清凉的、透彻的、透明的水的感觉。那不是究竟的。 也是听闻也会让你感觉很很舒服、很舒畅，但这里面也许它的添加有很多别的添加剂的，甚至说可能是红酒、可以醉人的。但是只有真正的、真正的法，它是带给我们真正的清凉的，让我们能够透彻的照见自己内心的。嗯，这是这是我对我对长老跟孙子所传的法，这么一个一个感受这样。然后，哦，我觉得更为难得的。 我觉得我们在座最为难得和可贵的是，长者跟尊者向我们传授的，他们传授的法是他们自己亲自证证出来的，而不是说他们学习习来的，然后转而传授给我们而已。而是我们从他们的那种一举一动，啊，一个眼神，啊，一个微笑，所有的你的感受，是他们自己已经证得的东西来传授给我们的。 这就给我们一个最大的一个信心吧。我我嗯，我觉得这也给我们在座的，应该是能够看得到的，这是榜样，或者说这就是道路吧，能给我们指引一下。然后还有一个感，还有一个感受就是来自博士， <laughs> 当然第一次来自博士啊。那在这个整整个传奇过程中间，真的各位农农天护法 而各位法工啊，对这个整个禅七，他们付出了一点一滴的这个呃一点一滴的努力，包括有些法工真的为我们打扫那一点点，都让我们有一个舒适的环境。哦，真的我在想说，也许我们呃离开这个禅七哈，我们可能印象中间啊会回回放着长老啊、尊者我们讲法的样子，也许我们都不会记得那些呃普通的有些法工给我们做的一些努力。真的，我觉得也应该。 要很多的掌声要给给我们的法国朋友，还有给志博师，志博师正志博师主持这么样的一个一个一个，在泰民那个没有办法举办的时候，能够这也算是救危难于一时哈，这样真的是一个一个精神，然后呃，后非常感谢，这样子的，嗯，还有那个那个那位师兄，嗯，那位师兄特别感动，哎呀，在泰原。 他讲的话，我真的觉得能够深同感受的，我被围困了五天的大学，呃，然后真的是他们这样这样的一个百折不挠的精神哈，才才促成了我们这次禅修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真的，我觉得我们呃，如果我们呃有一点点法喜，还有说对我们自己的人生有一点点帮助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对所有所有的呃呃所有的无论上师还有这些法官都要给予感恩。谢谢。 其实是因为我，我第一次我去年十一月份第一次接触动物场，然后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十二月份就飞到泰国亲近长老和尊者，在呃泰国的森林寺院里面待了六个多月。 因为语言的方面，呃，我基本上就是自己去，呃，泰文的书我基本看不懂，那没办法，那我就去找一些英文的资料。这一块其实，呃，让我对这个法门更加生气了这种这种信心。我包括今天跟一个同学的分享，在我临终，在我临终的那一刻，有一个法门，不管我修的怎么样，我一定不，我一定我会把它带进我的棺材，那就是动。 其实今天有这样的一个因缘，其实真的是也是，呃，真的是大家在座的每一位的福报，也是我的福报。那我想，我跟在座的每一位都会一样，都会是真的好好珍惜这样的一个因缘。龙博庭尊者，其实昨天早上我为大家放了龙博庭尊者的教导。龙博庭，因为他呃。 算是一个很地地道理，虽然是一个泰国人，可是他并不会，呃，在他弘法大概接近第八年年头之前，他根本写不了泰文，他也读不了泰文，他只会说泰文。那这个洞洞禅完全是靠他自己走过的这一条路，完全属于一种纯经验的分享。而且我，当我看到罗果统尊者讲到，呃，整个洞洞堂的呃那个两个阶段，包括每一个阶段会碰到哪些状况，那我自己。 也也有一点点的一个体会，但是我后来发现一点就是，呃，包括我这次来，截止到今天在分享了半个小时之前，我才开始体会到一个东西，就是如果你真的其实一直说过一句话，就是放松才能解脱。但我之前我一直我知道要放松，但是我也知道我放放松不了。 因为我这个人做事其实做什么事情都特别认真，然后从零六年第一次开始接触佛法，当时给我震撼很大啊，原来佛法佛陀说的话真的是可以可以帮助每一个人，真的可以让每一个人可以离苦的。然后后来我自己零七年就发现出家，出家之后我自己非常认真的去修行，可是发现好像自己的资见都增长了，可是好像整个的那个身心，包括对于佛法的理解，好像越来越远。后来这样。 慢慢接触到动物团之后，那让我升起了非常大的信心。我现在我自己的有一个一个心愿就是，呃，我学泰文。我本原计划是明天要跟两位尊者、跟长老、跟尊者会要要要回泰国，但是呃，我想我应该把泰文的基础再打好一点点。呃，这样呃，大概我会花两个月左右时间再再重新呃回到。 做卡多，也就是回到长老的身边，然后继续的呃，在这一条路上前进。那我希望我自己可以，真的每一天，呃，可以把动禅的一些呃精髓，或者是一些呃一些比较优秀的老师，那我我希望我有那一天，或者是呃，当别人有这个。 这个愿望的时候，我可以去促成做一点点事情，因为我觉得我今年今年能够选择出家，能够能够有出家，呃，能够呃得到这么这么纯粹纯净，而且那么简单的话，那我我自己呃希望自己有那一天，可以把泰国的很原汁原味的冻浓茶，呃，我希望我自己可以作为一个媒介吧，作为一个工具。 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都会很好的珍惜，而且我也相信今天每一位的修行，那其实我们今天的修行，当我们回去的时候会带给，会影响一大批。今天也许只有四四十个人，但是我相信以后在中国的动洞场会利益每一个人，包括前几天我听到长老的开示的时候，眼泪唰唰流下来，因为动洞场。 他离我们并不陌生，好像只要一提到泰国，就觉得那是小镇，那是南传。可是我听长老，我听呃洞庭禅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一部活的、活的六祖坛经，那是一个可以帮助每一个中国的修行人，那是可以帮助每一个中国可以离苦的人，因为六祖坛经对于每一个人都都很清楚，都那么的熟悉。可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可以做得到，我们不知道怎么来得到。 但是，顿宗禅它可以让我们每一个人去知道六祖六祖大师曾经跟我们说了什么，佛陀曾经跟我们说了什么，龙婆天尊的他当初体悟到了什么，龙婆甘霖在跟我们说什么，小尊者在跟我们说什么。我觉得这虽然呃，不过我觉得我自己有一点就是比较常规一点，就是因为我自己觉得说呃，在那个把握如何在放松这一块，我觉得我自己这。块。 那当然，我觉得就说，呃，我今天有这样的一个因缘，或者说我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说促成，呃，这样的一个因缘，我觉得其实，那这也是我的一个一个福报。那我想，那我会好好的去，呃，真的是就像那个长老说的一样，要玩儿，做什么事情都以一种玩的心态，那很好玩的去修行，很好玩的去做手手部动作，很好玩的去进行。 很好玩的去南亚圣地，很好玩的去做一些事情。那我想我会去，呃，好好的去珍惜这样的一个姻缘，珍惜这样的一个福报。那我也呃，希望和期望我自己可以，呃，真的是对泰文能够有一个比较深的一个体悟跟一个领悟。那可以协助呃，无论是任何人。 可以协助所有发心和就是呃护持正风堂在中国的一个推广。谢谢呃，智国寺的大和尚，也是我的师父 <coughs> 善贤夏智法师，包括所有的常住人员。其实常住人员的配合真的是令我非常的感动，他们那种。 包括有时候甚是十一点多钟，当时有个女生女生过来了，打电话给我。那我想我是一个男众，那我我替，因为我在男团受过戒，那我晚上肯定是不能去见见见接女众。但是我那时候我也找不到人接，那时候我只有打电话给呃给这里面的那个常主人杨毅杨毅，他那个时候二话没有说。那我相信他已经睡着了，但是我打电话给他，第一次打电话他没有听到，第二次打。 打电话的时候他接到了，然后他二话没说，没问题，他去接，然后安排人，安排回来之后，他还会发个信息安慰我说，说我辛苦了，然后让我那个学员也安排好了，那请我放心。其实我觉得我心里真的是特别感动。那这么多姻缘的促成，这么多无数的人在私底下默默的付出，包括这里面有法工已经来了，但是也有很多的法工，他们默默的付出了很多，但是没有能够来到现场，因为这样或者是那样的因缘。 其实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真的是无数无数的因缘在背后默默的支持和扶持。我们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来了的、没有来的，我们认识的、不认识的，听说过的、没有听说过的，真的都是那么多的因缘，那么多人在背后默默的付出。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去很好的珍惜这样的因缘，最后真的是从佛法中获得最大的获益，因为我们最终的获益才是对于。 佛陀对于龙婆林尊者，对于龙婆甘林长老，包括对于小尊者和大和尚，所有护持我们的长住，所有的一切的因缘，谢谢，感恩，谢谢。刚才师父讲到啊啊自古寺的这个啊长寿，那我还要感恩我们的宇宙师父啊，大家。 我就是为这次为我们真的是受累了，然 <laughs> 后还有杨幂，还有旁边的小妹妹，我都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整天去麻烦他们。嗯，然后最后李老师讲两句话。嗯，首先，啊，这一次的传奇，啊，最感恩的就是慈善师父。 去帮尊者削苹果、打果汁，还要感恩张君月居士，还要感恩啊吴师兄他们帮长老跟尊者端饭，然后还要最感恩的是我们后面的阿红，啊我们的阿红师姐，从头到尾上上下。 พ่อไอ้เบ้าอย่างจังไอบ่ครับน้าพ่อไอ้เบ้าอย่างจังน้บ่ครับอิวอิวเบ้าอย่างจังน้บ่ครับพ่อจะพูดไหมหรือว่ามีมีแผลไม่ตาเลย นิดหน่อยนะแต่ 所有的苦，被你们知道人生已经够苦，了，大家马上提起决心，觉知活在当下。虽然张老师坐了一个多小时，什么都听不懂，但是他知道。 มีอย่างมีเบาอย่างบ่ครับสุดท้ายได้แพ้ไหมครับที่หลวงพ่อเรียนเรียกว่าเชื่อขาก็คือมีหนังสือเขียนอยู่ที่ที่นี่เชื่อขาเชื่อหมายถึงแต่ก่อนมันยังไม่ขาดถ้าสุขก็ปล่อยถ้าทุกข์ก็ปล่อยมันต่อกันไป ถ้าสุขก็ไป ถ้ามันทุกข์ก็ไปก็ดีหลวงพ่อเทียมันาขาดมันขาดเราถ้าให้มันสุขมันขาดมันใช่ไม่ได้แต่ใช่มันทุกข์มันใช่ไม่ได้เพราะระหว่างไม่สุขไม่ทุกข์มีอยู่ตรงนี้จะให้รักให้เกลียดก็ใช่ไม่ได้ ตรงที่ไม่รักไม่เกลียดตรงนี้ มันมีอยู่ 张老师就总结一下：还会苦的人没用，是个没用的人；还会乐的人没用，也是个没用的人。当苦和乐来的时候，啊，跟决心在一起，啊，用决心的切断。” 胡歌勒的这条绳子是有用的，啊，是一个人可以称之为是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ตั้งใจก็แบบนี้ยืนขึ้นก็แบบนี้ยืนยืนขึ้นแบบนี้ไม่ได้หรอครับพนมมือก็ได้พนมมือแล้วก็วาตามยืนขึ้นยืนขึ้นทุกคนยืนขึ้น我让大家跪起来，我们等一下一起回向。长老，长老，跪下跪。嗯，我们那我们。好。讲。 มากกันเนี่ยไม่ต้องไม่ต้องกล่าวยิงขึ้นบอกยิงขึ้นยิงขึ้นนะหลงอบอกยื้น长让我站起来，我还是跪着讲。เดี๋ยวว่าตามที่เราประโยชน์นะเา回เราจะแผ่เมตตา เอาความดีความงามที่เราได้ทำในคอร์สนี้ แล้วก็ในอดีตแผ่ให้กับสรรพสัตว์ทั้งหลายที่มีความสุขความเจริญยิ่งขึ้นไป 长的修行的功德，那大家一边听我说，一边心里跟着想呢，跟着回向，把长期修行的功德回向给十方。萨婆萨达，萨婆萨哆，摩诃萨哆，波罗波罗。哦，啊，回向给十方，啊，回向给啊所有受苦的众生，啊，希望大家都。

กันทั้งหมดทั้งสิ้นอเวลาโหตุจงเป็นสุขเป็นสุขเถิดอย่าได้มีเวรต่อกันและกันเลยอานีคาหุตูจงเป็นสุขเป็นสุขเถิด อย่าได้พยาบาทเปลี่ยนเปลี่ยนซึ่งกันและกันเลยอาณีคาหุ่นตู จงเป็นสุขเป็นสุขเถิดอย่าได้มีความทุกข์กายทุกใจเลย จงมีความสุขกายสุขใจ รักษาตนให้พ้นจากทุกภัยทั้งสิ้นเถิดสา